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斯大林闻出了汇集在这个十七大的这个阴谋的这个气味按照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应该是十分钟。有个人掐着表，开始，是吧？十分钟，停，停啊！每个人的那儿有旗子，挥，是吧？政治局委员是两分钟。 是基洛夫上台那儿啊，暴风雨般的掌声啊，超过了规定的时间。我靠，两分半了！你还别说，你表慢了，少来这套。在这次中央委员会选举当中，基洛夫的反对票最少，三票；斯大林最多，二百九十二票。据说是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把这个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三张反对票。 是吧？可能是基洛夫知道这事儿，赶紧找我这卡达诺维奇。我操，你丫这不是害我吗？咣，把一箱子票扔到这个这个火堆里了，啊？可能正好这一箱都是支持他的，那都是反对他麻烦了，那没有反对票，那更麻烦。这样一来，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基洛夫呢担任这个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提议呃让基洛夫到莫斯科来工作，基洛夫没同意，说这个。 我不在你眼皮底下啊！我要去上海啊，就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形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号，基洛夫工作啊，也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全国即将开展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的一天。这一天傍晚。 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啊，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他晃了一下，转了半个身子，一头栽倒在木地板上啊，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里咕咚咕咚咕咚的往外冒。凶手叫尼古拉耶夫啊，是内务部工作人员。 而且呢，这个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几次企图谋杀基洛，企图靠近的时候呢，曾经被警卫人员逮捕。奇怪的是，不久之后，这个刺客就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释放了，引起了这个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啊。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呢，告诉他们啊，说这事儿你们甭管，并收缴了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威胁。然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发生了。 更让人觉得吊诡的是，当基洛夫遇刺的时候，平时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此时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刚一倒地，是吧？大批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然后就把凶手摁倒在地。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啊，是被这个有棚的大卡车。 接走了啊！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这个契卡人员啊，契卡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音译，也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警卫队长呢，被这个这些个特务呢，死死的看着。不久之后呢，这警卫队长就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说他是车祸死的。他们当中这些个这个契卡特务，有些人活到了苏共二十大，也就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时候那他说。 鉴定书是当时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死的。从这个案件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事无巨细的指挥整个事件的进行，绝非尼古拉耶夫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件事儿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长。到三四年呢，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声望。而且呢，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符合斯大林的意见。有的时候呢，能够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啊，跟嫉妒就爆发了。啊亲如兄弟的战友，此时呢，成为他的威胁。啊，这个其实生活当中。 也何尝不是这样啊！大恩记大仇啊！你在各方面实力都不如我的时候，我全力以赴帮你啊，是因为你不会威胁我的地位。于是呢，在党的十七大上酝酿选举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斯大林呢就感到特别的恐惧。由此可以看出，三四年，斯大林早已把谋杀基洛夫这个想法，变成为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 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呢，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啊！大批党内的优秀干部，包括大批无辜的人，干完坏事之后啊，他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个刽子手处决，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所以可以称得上是这个阴险毒辣的典范。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 但是他充分利用这件事儿，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了大清洗的导火索，成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号的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法法典在镇压恐怖活动的内容上进行修改。 凡是属于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的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这个即行判决被宣布之后，要立刻执行。 这基本上呢，就从法律层面对后期的这个恐怖肃反啊，铺平了道路。这个讽刺的是呢，当时很多干部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的决议的同时，就为自己呢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啊！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的了。 斯大林指挥的内务部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调查没有证据又能如何呢？调查期就十天，查出来就立即得死，查不出来到期也是死。期限十天之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判了死刑就立刻执行啊！行云流水一般的程序，丝毫不浪费时间。 此后，肃反运动就被逐步推向这个高潮。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的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私下呢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布：“大家都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应该撒到一边儿。” 他又从这个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在国家的罪行当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要不惜一切手段逼取口供。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二号，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了一个叫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呢是这个组织成员。 这个组织呢，主要由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十二月二十七号，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这个组织指使所为，并说呢，谋害基洛夫是这个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刻处死了尼古拉耶夫之后，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十五号，对总部。 主要的成员进行了审判，基诺维耶夫这些人呢坚决否认自己跟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任何证据，法庭仍然判处基诺维耶夫有期徒刑十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五年。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的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无数冤案。 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呢，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呢是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最亲密的同事啊，比如莫洛托夫啊，这个马林科夫或者弗洛西洛夫来决定名单上这些人的命运。 三五年到三六年初，镇压和逮捕在国内与党内没有遭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呢引起了一些党员的极大不安，但是呢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的实行了他的清洗计划。随着这个恐怖大清洗的加剧啊，作为这个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 斯大林呢，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人员的编制。斯大林在三七年二三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啊，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啊。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这次全会上。 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啊这些字眼儿之外，啊，又加了一个新的含义不清的字眼儿——两面派。从此呢，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经常使用这个字眼儿。大规模的镇压跟恐怖，很快就降临在了苏共跟人民头上。 为了给这个大清洗呢披上合法外衣，三六年的八月十九号到二十四号，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合总部的成员。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 最后宣布，基诺耶夫这些人跟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罪名成立，判处十六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并且呢没收全部财产。判决不到二十四小时，报纸就报道说死刑已经被执行了。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这个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啊，完全是被屈打成招啊！他们两个人受到严刑拷打，甚至在呃盛夏季节，莫斯科的这个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那那年可能又特别热、酷热的时候，他们的牢房里被接通了暖气。为什么呢？就让你的伤口不愈合，伤口往外爬蛆。然后这个斯大林就派人通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说：“只要你们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保证你们俩不死，也不罪及妻奴啊，就是你的妻老婆孩子都没事儿啊。所以你承认，俩人都承认了啊。那审判的时候都抢着承认，是吧？这件事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不，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啊！抢着承认，是吧？哪有这样的？是吧？抢着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是吧？然后你都承认了，是吧？没错吧？法庭叭一敲锤，判处基诺维耶夫、加米涅夫这十六个人死刑，立即执行，不得上诉。这俩傻了，哎，同志们。” 是吧？呃，斯大林同志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呀，是吧？哎，我们要见斯大林同志，往外推上囚车，开往球场的路上，两个人拍囚车的门儿，看在死去的列宁的份儿上，我们要见斯大林同志一面。到了刑场一看，坑都刨好了，这拉到那儿崩崩完就埋了，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要见斯大林一面，是吧？两个无神论者把上帝都喊出来了，没用，梆梆枪毙十六个人全完。他俩完了之后，三七年一月。 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这个肃反运动当中的第二次这个公开审判。这些人都是过去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参加十月革命、苏联国内战争啊。但是呢，二十年代中期，他们是托洛斯基的拥护者啊，被开除了党籍，已经都是死老虎了。而且呢，到三十年代初呢，他们跟托洛斯基也断了关系了，也恢复了党籍了。 那在各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出版机构和其他这个单位当中呢，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被指控接受托洛斯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查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跟这个第一次公开审判的这个程序一样，十七名被告当中，皮达可夫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拉迪克这四个人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这个拉迪克在受审的时候啊交代啊，他跟布哈林、李可夫啊有罪恶的联系，所以三七年二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的时候呢被捕。啊，三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做报告啊，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 是吧？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二月二十三号，苏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当中的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二十一名被告以谋害罪、叛国罪起诉。啊，这个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十九人。 被这个判处死刑。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